OK，开始了。 酒，今天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出没办法缺席的东西。那我们再继续教各位发文单字吧。好，是，那请那个美文不要， <laughs> 刚念完试的美文，现在的发文要到一种巅峰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堵住，不要不要逼我，不 <laughs> 要逼我们。刚才点的酒，什么酒呢 t h 米，哎，大家念吃的米，e 米， <laughs> 就是啤酒一杯。 不会了，但是有人加了糖浆，糖浆是什么？糖浆？西火叫西火 fish，fish 是什么？糖？ <laughs> 么么，很好很好，嘉宾好配合哦。那我姐的就是又又般的那么肯， <laughs> 没有啊？那个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，今天我是呃。 你 <laughs> 想好艺名愿不愿再想艺名的周一珍哦，你 <laughs> 决定。所以我以后要叫直呼其名的周一珍。那你干嘛学我。你是你是你是直呼直呼名讳，我直呼其名，还是不一样？有一点不一样，有两点不一样。这两个人就差两点。呀，我们刚刚只是冷战了一阵子，因为他都不接我电话，我心情有点沮丧。我现在是在沮丧的心情跟沮丧道是我。 听众朋友，我打在在神秘厅里，我打电话给 <laughs> 他，然后我还留了言，然后我还传了简讯，可是终究还是敌不过神秘嘉宾的一通电话。没有那个留言到后来有点暧暧昧，就什么 <laughs> 我今天要去什么一个地方要去看博物馆，然后最后一句就说那你要不要来找我啊？找完我以后呢，我最后一句还留说那我们晚上见哦。然后看到这边的时候，手就有点颤抖，想。 说怎么会他那么主动要破坏我们多年来友谊？然后所以我就决定要忽略这一切，然后不要不要回，不要就是躲躲起来。你觉得我在那个自作多情吗？大家先先干杯啊！耶，干杯，中队我们要。 洗一下，第一集，第一集的每日一智充的。 <laughs> 啊，大家想被忘记了，好喝，好喝，应该比较甜。嗯嗯，真 <laughs> 有的， <laughs> 什么脸哥，多怎样，没送，多眼。好，那。 那你就跳过了，然后就，然后，哎，可但是我今天我们，我早上十点、十一点的时候，我还是有去跑步，而且去我们家附近公园跑步。 不吃碳水化合物，早上、中午以前不吃碳水化合物， <laughs> 然后，而且我还跑步，然后跑了五圈，跑完五圈以后，最后一圈冲刺，冲刺完了以后散步一圈，然后散步一圈，我们家附近公园它有一个那个那个一圈一圈那种，我估算一圈大概三一圈三百公尺，所以下雨下雨。 一下，点赞。 很久，遇到很久以后，我还特地就是等了半个小时，然后才吃饭，然后我就只有吃青菜而已，不吃碳水化合物。对，你要开始执行晚上七点以后不吃东西。 <laughs> 他哈哈！吃了一盒炸鸡，我看没用了啦，干嘛要那么辛苦？还有薯条，对啊。 反正金牛女不理我，你还在难过？为什么？不是，就还好。她后来有理我一下，后来又没有理我。我不好道在忙吗？最好是，最好是，最好是你在忙啊！澄 <laughs> 清吗？澄清主持人状况，不佳。 暑假有可能会各奔东西， <laughs> 所以我们要赶路时机，就是为了暑假用对。 经过。 婉约，温柔里头有坚毅。 十三姨，民宿的馆长。 <laughs> 场的是只有十三个人，那我回去算我们那个开趴当天照片里面的人，刚好就是十三个人。那我们随便号召也有我们大学同学会的气势。哈哈哈哈哈！真的，是 <laughs> 对，李阳传真的覆盖有没有，随便号召了一下小车趴人员，我养了一小只。另外，因为远在的确，我们但近在与我们同在，所以要的话，其实会凝聚更多。 想而已。对，有挑的有挑的。好的，黄小敏的自我介绍，跟大家说说，大家问个安，跟听众那个好。你是青春玉女偶像，你怎么？ <laughs> <laughs> 他亲切，他亲切才有人收听。对，你在签名会。你底发时间是什么时候？二零六年十月。 几号？不知道，怎么跟你一样十月一号吗？左右吧。所以你跟我差不多同一时期。的我们是同期，我们哦，所以你们同辈，我们同期。那时候你在哪里呀？候你在哪？就是我们还在神杯那的时候，你们你在哪？ 是不是？该不会在 A P 家吧？哦，好像哎。啊，为各位介绍 A P 可是居里昂，已经有五年了，是不是啊？差不多吧。五年的一个前辈，然后我们之前有什么烦恼都会去聚集在他家，现在已经不复当年了。我们现在都去黄香林家，家，所以就是这样，然后就是促成了我跟黄香林这段。 sangre 表演跟展览，羊。首先呢，是我跟阿 B 去的那个 s 天 i n t e i 它是一个里昂上面的一个工业城市，可是它的设计非常的发达，而且它的那个美美当代艺术馆也是非常的了不得。所以我们今天去看了一个，也算是设计展吧。 要的。分别 形式主义，那是什么？就是宗教的一种，不是妖媚化的一种。拜拜。 成平均的两半，然后两半它让你看起来会像你猛一看你会觉得它是一样，然后好像平衡的东西，但其实我一看到他整个作品的时候，我又觉得他的所有作品的主题可以叫做假象的平衡，或者是平衡的假象。他叫做 Ben i h a 夫 i 他的东西蛮有趣。 其实我被制止，因为我看到里面有法国阿婆在拍我。然后那双我，那我要看，所以我就猛拍。为什么阿婆要拍？不用那个闪光灯，不是都很拍？可是我没有用闪光灯，他就说：“是不是用用红灯可是他就说他很他很好了。阿婆拍我，阿婆拍我，是因为我蹲在这个艺术家就是 m 有。 并排代表一种持续动作，可是却是有一种分段的感觉，就是为了表现这种差别。在七六七年代能做出这样的东西，其实算一个大突破啊。他的他应该是，哎，他是所有艺术家作品最多的吗？他好像有三间三个空间嘛，然后他就是有绘画，也有我们刚刚讲各种媒材的东西，对，然后。 可是我觉得我看他的绘画比较有感觉。我站在他其中一幅画前面的时候，我的脑袋是哦大概十分钟我就不行，我要走了。而且在看他手绘的那几幅画，你看他的线条，然后很很暴力的对他的东西，你会觉得这个人，这个画家心里头很乱。而且像他画，比如说画脚踏车，然后他有一幅很大的是画那个。 跳舞的芭蕾舞，哦，那个我很喜欢。然后还有另外一幅，他他画是一个女生，然后坐着坐在床上，然后有有几个有很多小 baby，对。可是这些画它全部都是，它的色彩非常丰富，然后可是它的线条是混乱的，嗯。然后你看你在看的时候。 色彩丰富的东西，我们通常都会觉得他很快乐、可或开心。但你看他的东西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个人很他很很悲伤，或者是颜色都是上的又盖盖了又上。对对，你会一直看他一直重复、重复、重复，然后都是很重、很重，还会有那种那个油彩或什么，是凸出来那个平面的画的那个东西。而且他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他的画其实都是有画框，可是他的画颜料都画在画。 希望让画框把画隔离住，不想要把它框住，变变说连画框也是他作品的一部分。而且他常画，像他画芭蕾舞者，他就有些人就没有脸，他会画他画就没有脸。你说真的？对，这这其实是是一种恐惧吧，对，有一种脸的那个。然后我我今天躺在他其中一幅画下面，错，这件是吓了我一大跳。 <laughs> 他就躺在人家的魔物。 我们一直一直会，比如博，我们到博物馆，你就会习惯按照着博物馆他帮你安排好的路线走，然后参观，然后。 哪一个画家开始？哪一个人结束？然后什么什么什么？我今天是应该说，我从我以前就会乱跳啊。我看展的时候，我都会乱跑。我不会，我可能现在看这一个人，可是我可能旁边有什么，我又我又往另外一个路线去，所以我都是跳着看。可是我今天就在想说，那如果我单独看一幅画的时候，我可以怎么看它呢？所以我。 于是我就躺下， <laughs> 大概躺了五分钟哦。在里昂的你应该就没办法这样了吧，因为人太多了被踩。 是一个艺术家，他做的只是收集那些海报啊，什么东西的贴在那个地铁里面的，然后他就是做创作。其实他，我有看过他一个展在巴黎，他其实到后期他的政治立场要明因为他存在。 买小朋友的戏，有咿咿啊啊的叫声，然后大家是大家是哦，真的，然后大家是倒呃坐在地上看的，然后然后大家也被都挡，我们也被挡住了，然后所以我们就最后就站着看，然后看到呃我们差不多。 看时候，然后那个表演只有一个一个一个女的表演者，然后他就突然拿了一一条死鱼，他应该是在讲说这是我的好朋友之类的吗？还是什么？我爸爸爸爸可能是真正的死鱼哎。然后后来就打打自己，然后跟那死鱼讲电话，然后用那死鱼讲电话，然后还把那死鱼放在一个木板上，然后他就一踩，然后那死鱼就飞起来。 甩去观众席，然后观众大家都吓一跳，然后结果没想到那观众竟然把那鱼回丢回去，然后然后那个肠子都露出来，那时候鱼肠都露出来，那观众还甩那个鱼，然后旁边，然后我们在远远的地方完全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个肠子它用丝状的那个杆状的方式，然后。 趣味，我看不懂大纲，我看不懂，可是我。 的那种诗意。然后那张哦，先讲结尾好了，结尾就是他跳下来然后死掉，但 <laughs> 他还翻转了好几圈，对，他翻滚了，他最后是那个，就是他本来都是这些攀岩的东西，然后他就在这边一直做。对，你要跟他解释说那个展览会场他的会场，他就是一大片，一一个很有很多机关的，很像一大面，一大一大。 片一大面的木头墙，然后上面很多攀岩的那种小小格子。哦、那这个表演者他就是用这整个立体的空间，还有高起来的空间，然后再做表演。然后甚至那个木板上哦，就是立体的那个墙壁上，还有沙发，然后还有。 讲了，它可以做任何姿势，可是都是很轻松的那一种，而且它可以两两手抓着，然后脚就这样上去哎，然后然后就就很轻松那样。然后说这个他也，这个他也都可以用，就是他也都在上面弄头还子教胶带，对，有点好笑。 <laughs> 他那个是为了要粘他枕头，哦，所以他枕头才不会掉下去，哎、是吗？嗯，是，我觉得不要吵架。 极尽疯狂，就是他有两个两个东两个人像滑雪板那种割出来，然后就他他就在那一直跳，然后说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这样玩之类，然后就是说，然后跳跳跳到最后他就从上面翻两圈，然后就跳下来，然后就打，然后就死在一个床边上，然后就死，了，然后就拍手。然后最后最后最后他是谢幕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跟黄湘妮说，他恢复正常了。 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剧场，还是说那个法国的表演嘛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挑战人的极限？他不是在观众的极限。 的锻炼那种东西也都还是很重要，然后就再加上了一些戏剧的元素，所以法国在那种普鲁南还有戏可来讲，它其实算是不错的。但是这一篇 <laughs> 这一个剧场，其实我觉得它并不是太好，真的，因为因为太了。 生死， <laughs> 对，所以对，好，打几分？他还是买五欧的情况来讲是蛮 <laughs> 不错的，而且在这种这个艺术村的来讲，本来就是你不要强求说有的时候看它多好。他还有买 space，大家可以上去。 <laughs> 有。 我们就买了大鸡，要谢谢阿碧跟那个抽一针骑着脚踏车，抽一出一出，真去是买大鸡回来，结果发现票已经卖完，我们也没办法再看下去。 语言的感觉啊，那人的语言也是一种身份的感觉，就是说语言本身它可它是已经存在，可是它坚持的，就是选择它自己的族群。虽然说日文只能日本人听得懂，或是有学日文的人听得懂，那俄文是俄国人看得懂，就变说它其实也是一种身份。然后它就是结合了马戏团的表演、跟音乐、跟传统的那。 写这个表演跟他墙壁上的那些文字有什么关联？你看墙壁上文字有日文、有中文什么的，其实内容没有关系，只是他要表达说，你看得懂这些字，就代表说是你被这个语言选中了，是他们的族群。我觉得更甚，就是其实我们讲的是一样的语言，其实我们也是在选择各自的。 对啊，就是说你自己又发明了自己的语言、自己的文法。大家有听过圣经？是圣经吗？里头的巴比尔故嗯，有有。没有没有。巴别塔的故事？打赌。来来来，就是那一部电影，就是叫《巴别》？对对对，圣经里的故事就是，以前呢，本来大家都是，大家都是说同一种语言。对后人是那个塔又为什么出现？原本。 是人类，我们所有人类说同一种语言，然后它上面人类可以直接透过那个塔跟上帝沟通。嗯嗯嗯。可是因为人类太骄傲了，然后太自以为是，于是老天爷好像是大家都真的要爬上天堂，然后最后神就生气了。对，那你有看吗？然后所以神就把大家打落在。 辛苦就是他们拍的。 <laughs> 哎，不过那个电影我感觉不出来，它跟那个塔有什么关系？耶？有关系吗？那个布莱德比特跟那个凯特·布兰奇，然后又有好像有三个短片连在一起，三个情节连在一起的。对，有一个是日本女生，有一是暴力吗？呃，枪支泛滥。 趣的事情，就是呃，突尼西亚它这个国家，它的官方语言是阿拉伯，但是因为阿拉伯文，然后但是因为它被法国统治五十几年，所以他们的第二语言是法文。那可能也因为为了国家的发展，或者是英文是世界语言，所以他们第三语言是英文。然后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是因为我是东方人。 东方人对突尼亚人来说，我们东方人讲自己的语言，我们不一不一定讲英文，甚至于对他们来说，我们根本可能不会讲法文。那我觉得那个很有趣的点是，我发现当我跟一个人、一个人、一个突尼西亚人讲话的时候，如果这个人他没有设定我只会讲英文。 话，他会听得懂我讲的法文，啊，对。但是如果这个人他设定我是东方人，所以他要用英文跟我沟通的时候，我跟他讲法文，他会听不懂。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就是他已经准备好要用英文跟你沟通，可是你又突然讲了法文，所以他一时无法招架，所以就听不懂。就是那种像那种你的脑袋自己去选择。 你要见到这个的时候，你要跟他讲什么？上会耶，上会对啊，因为这是我其实在福尼亚十天，我遇到很多很多次，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。因为他期待你说的是，他期待期待我讲英文，可能不是。那有的人是他听到我讲法文的时候，就有一个是饭店小姐，他就很惊讶，跟他旁边人说：“这个日本人会讲法文。 <laughs> ” <laughs> 然后不然就是。 坚持有另外一个女生是，她就一直坚持跟我讲英文，对，然后有的人就，哎，你听得懂法文，然后就一直跟我聊天这样子。 <laughs> 日本人我应该会讲是法文，就反正语言这东西我觉得很有趣啊，就对。已经四十五分钟了，差不多下来定了，好，ending，今天周一真状况不佳，别在你的话。 再见哦。好无情哦，已经呈现了那个睡眼惺忪的状态，这样子。没没没，我只要开始上课的话，我生理时钟是十点睡觉，然后六点起来。有，所以我现在是十一点了，我已经是睡着一个小时了。周 <laughs> 一生是早上班，八点半要上，行尸走肉。所以我是六点起来，六哎。 啊， <laughs> 等等，下次再开心的主持吧。我先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的爱。